课文三，在商店。今天的西瓜怎么卖？三块五一斤。比昨天便宜。是，苹果也比昨天便宜一些。您来点儿吧。便宜。